岑安，沐浴好了吗？嗯。子安，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水都凉了，去床上睡吧。 我去北原猎场看了，做营地还成，就是塔楼要新建，全是银子。北原猎场往西去就是丹城，在修建用度上不能省。不急。岑玉特地让于小在带信给你，想必是有事相求。什么事儿？他希望你能沟通去都离北，再给大家一个机会。 他们现下是有求于人，所以才肯压低身份。若日后内阁与太后关系和睦，李北就得再进去一个人，不是我，也会是我那侄子萧洵。说起来，洵儿今年也有六岁了，我还未见过他。岑，会见到的。嗯。岑玉也知道此事难成。 希望我能够去一趟启东，说服齐竹音，阻止花旗联姻。岑玉常年待在曲都，不知道启东的详情。联姻这件事，大帅说的不算，又不是齐竹音要去花香邑。齐时雨是个老滑头，联姻就是为了不让启东步了李北的后尘。岑玉他们能给齐时雨什么？ 海良仪一死，女帝登基，以前的承诺就都成了废纸一张。一，他们没有任何筹码能够打动骑士。三，三。 什么？你说边郡反了？我听闻的时候也吓了一跳，就想着陆将军一门忠骨，怎么可能反了呢？孔尚书当即请求兵部核查边郡军务，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才知道，原来当初拨给边郡的军粮是没的。说起来，侯爷你还不知吗？陈御史的书信中也没提到吗？策安，我。 当时明明只说启东军粮减半，却没有让他们以次充好，难怪大帅迟迟没有出兵。他失了陆广白，去都也不敢轻易再让他北上跟我们对峙。他当务之急是要稳住边军。可陆广白，他去了东边的大漠。他手里全是步兵，在大漠必然要失去他在边郡打伏击的优势。陆广白到底为什么要决然往东去？ 大漠里，只有别杀十二部。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十五集。 一 你们这几日可曾见世子的鹰跟谁斗架了？这怎么伤着了？不知啊，将军。鱼前几日出去捕猎，从南边绕回来的时候就受了伤。我找军医给瞧了，说这伤是猛禽抓的。我也甚是奇怪，鱼的体格在咱们李北群兽里算大的，先后跟着咱们王爷和世子，在战场上对上汉蛇部的猎隼都没吃过亏，谁能伤了它呢？奇了，谁的鹰这么凶猛？ 凶猛。今日猛还未回来吗？嗯。近日猛出猎的时间越发长了，他在往北飞。我知道。六月已所剩无几了，明日。 你便也该继续北上了，嗯，慈安，去做你该做的事，我等着你。兰州，嗯，我们去跑马吧。好。 向北看，你看到了吗？那儿的尽头就是红叶山。你听这风，这是与曲都截然不同的风，这是红叶山的呼唤。它也会想念我。当我们靠近它，就能听见更清晰的长调。我要带你见它。 说一遍，再跑就过境了。那就过境，我带你回家去，见老爹和大哥。上！你是才说什么？我的扇子呢？你骗我！ 憋死了我！你就是谋杀亲夫。那你把实在说的话再说一遍。 小桃子，画什么呢？哼，谁惹你了？怎么看着如此沮丧？我主子回李北，居然不带上我。哦，你还笑我？侯爷何时走的？快，把那对新壁服快马加鞭送过去。哎，公子，我去送，我去送。哎，消停吧你。主子请安心。 侯爷走时带着呢，哦。不过，只带了一个，另一个说是留给主子。好。禁军留下了多少人？两千人，都留在了北原猎场。准备一下名册，禁军不能和磁州的兵混在一起。是。主子，这是葛青青从爵西寄来的书信，来得好。 永仪港的船队无碍，西家的铺子明面上跟我们没有牵扯，纠察轮不到他们身上。但是薛修卓只腾空了银库，留下这些生财的铺子给我，我猜他未必情愿。叫葛青青在那边万事小心。去都倒是没什么动静。薛修卓即便算无遗策，但此刻分身乏术，没人替他去筹谋绝息的铺子。不过。 葛青青的意思是，去都没有找他麻烦，但是河州严氏去了。我对严氏知之甚少，去都里也没有多少有关他们的消息。哎，公子，我知道的。你看，河州严氏坐拥茶州水道，是去都南下的巨贾世家，扶持雷惊蛰的就是他们大当家严和如。 据说啊，他重奢尚豪，没有千金台轿就不肯出门。这人啊，不仅穿的都是金子，连随身携带的算盘也是金玉算盘，十分十分十分有钱。公子，你瞧，我画的这个通身挂满铜钱的小人儿，就是颜和如。你这都打哪儿听的消息？我主子上回剿匪带回来个傻小子，个头快赶上金哥了，力大无比。 我用几颗糖从他那里骗出来的消息，这小子傻，给吃的什么都说。剩余的土匪不是都送回去了吗？是啊，但是主子说他太傻了，回去也活不了，不如留在咱们这里。宋玉，安排马车将他接过来。是，主子。玉。 傻小子，快下来吧，到地方了。你们这是带我来到哪儿了？是我大哥来接我了吗？你进去看看便知道。快进去吧。我不进去。进去瞧瞧，进去糖吃啊！这院子太大了，我进去以后，大哥该找不着我了。你先进去，进去了，咱们再进去吃。 我说了，我不进去，我不进去。哥。北胜，是谁在门外闹事？回师傅，是狱卒押了个孩子过来。孩子？这孩子好大的力气！ <laughs> 这是哪来的小子？师傅，我去瞧瞧。嗯。一起上。 都让开！爷爷给我！爷爷快！是是，大人。奴婢，我不进去，你们别追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我不跟你们进去！ 还由得了你吗？ <laughs> 你是坏人，得了，我上了大哥。走吧，你。 <laughs> 你们先回去吧，让大夫瞧瞧有没有伤到。既然这孩子是要带进宅子里的，就由我带进去吧。是，师傅。行。 师傅回来了，外面闹哄哄的，我正要去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春儿啊，师傅进门前捡着个小子，你看看，是不是你要的人？啊，公子，就是他，厉雄。我要找我大哥去。不许闹！怎么回事？回主子。哎哎哎哎！你干什么你？哎，天涯，你别过去。 桃子，你去。师傅，桃子还小，他这小子力气大，凭蛮力难以取胜。桃子轻功好，姑且可以一试。哎，好嘞。力雄，休要伤人！你怎么也帮着他们欺负我？别碰！从我上下去！ 立正！立正！松开链子！别晃！哎，我的板儿！哎，接到，没掉就好。我打死你！小子，退后！老费。 你 <laughs> 不行啊！龟孙子来试试，这小子力气顶了天了。老子，来，起来。 <laughs> 爷爷，他打得我好疼。哎呀！ 我早就跟你说，光用偷奸耍滑的那一套，迟早要吃亏。适才上了身，就该给他一记赤冲斗牛，你怎么还犹豫了？爷爷，他怎么这样啊？他昨天吃我糖，还跟我称兄道弟呢。小子。 你爹娘里头哪个是鞭杀人？你们怎么欺负人啊？师傅，这还是个孩子呢。是在看他打架毫无章法，全是凭着这一身蛮力，倒有点摔跤的意思。小子，你跟我老实说，你爹娘里边是不是有个鞭杀人？灵堂，把你的糖再给他一些。 嗯，嗯， <laughs> 公子，糖化掉了。你 <laughs> 笑什么？或许是知道他要什么。小子，哥哥给你把镣铐解了，叫人给你拿饭来吃。你是想吃米？ 还是想吃面？我吃肉。一盘、两盘、三盘、四盘、五盘、六盘、七盘、八盘。这孩子的娘多半是被边杀骑兵掳走的女子。查实和沿岸乱得很，早些年常出这样的事情。 端州守备军也不想过境去追，但能有这么强壮的体魄，他爹恐怕也不是个普通人。只是不知他怎么就落在了土匪手里。若真有边杀血统，被遗弃反而不奇怪。去毒案宗里有记载，那些被掳走的女子若是怀了身孕，边杀部也不愿意养，就会把孩子都扔回茶实和沿岸。他要是恰好流落到土匪手里，倒也罢了。 就怕是土匪专门养起来了，那倒不会。边杀也不是人人都能生得这么魁伟。我是觉得这小子的爹不太像普通人，光是凭这份力气，在边杀骑兵里也能谋个一官半职。但就我知道的，那些紧挨着中博的边杀将领里，没有这样的人。哎，小子，你肉也吃了，该回话了。你怎么会大耳坠子？ 嗯，你说什么？哦，哦，公子，他问你怎么戴着耳坠子。我们公子想戴就戴了，你怎么这也要问啊？我以前见过同样的。哦，你以前见过一样的，在哪儿见的？不一样。又不一样了，到底一不一样啊？还有珠子是在哪里买的？公子的这个玉珠子才不是买的。 可我的确是见过这珠子的。你见过？我不仅见过这个珠子，我还在茶室哥见过你的画像呢。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我就是在那儿见过他的画像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哎呦，不好！这些事情哪里是我现在这个身份能旁听的呀？啊，我看他吃的也差不多了，主子，我去跟厨房说一声，肉就不用继续上了啊。 师傅，坐下说吧。李雄，你能确定是我的画像吗？嗯，嗯，有些像，又有些不像。你见过的画像，是个女人吧？哦，是了，那画像是我跟大哥在哥达勒看见的，上头是个女人，你是个男人。 格达勒是什么地方？格达勒？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呀？那是边沙的地界儿，因为他们倒卖妇女，而且中波响马也在此躲避守备军的追捕，被我大哥带人缴过。被剿之后，他们残余的人就投靠了原先在此的边沙辽营部。雷惊蛰当年也来过这儿。 本想着跟着中国响马起家，但不知为何，他在格达勒没能组建匪群，最后还是回来端州。因为你大哥缴了格达勒的响马后，辽英部和原本投靠他们的那批响马都北上了。辽英部现在是汉蛇部的后备骑兵，边杀人的猎隼全部都由他们驯养，他们相当于十二部的鹰奴。不过二十年前，辽英部出过一位俄苏何日。 俄苏何日？那是什么？这是边沙话，就是英雄的意思。在边沙，只有出过俄苏何日的部族，才能被称为十二部之一。这位俄苏何日和咱们王爷是同年出生，他在大漠征服了辽英、勾马、长鹫三部，并凭靠着猎隼击败了北边汉蛇部的老蛇王，从此成为边沙自永仪年以来唯一一个统帅四部的大俄苏何日，也成了李北的宿敌。 这难道是？就是阿木尔。主子，主子。主子来了。嗯。阿木尔是边沙如今最有可能做大军的人，他组建了边沙最强劲的骑兵，也成了有史以来攻入大周最深的人。老虎，你现在看到的边沙骑兵，实际上是阿木尔改良后的，他更换了汉蛇部的马种，并将弓马部的马与辽阴部的猎隼结合。 形成了能和李北在空中一战的布局。更换马种，主子，李北的战马和汉蛇部不一样吗？ <laughs> 当然不一样。一开始，老爹为了铁骑能够跟上汉蛇部的速度，在落霞关开辟了新马场，用体魄健硕的红雁山野马为铁骑培育战马，这也是汉蛇部原先用的马种。只是很快，阿木尔察觉到了弊端。 李北铁骑是重骑，多是负重上阵，可一旦铁骑卸掉铠甲，汉蛇部速度上的优势就不存在了。于是他换上了勾马步的矮种马，铁骑在这矮种马身上吃过亏，这马简直让我们措手不及。这种马有什么过人之处？矮种马快得惊人，他们虽然体型矮小，但是耐力极强。老虎，六年前边沙骑兵能够一口气打通中国。 一部分原因就是阿穆尔将矮种马作为战马，辅以犹如斥候前哨的猎隼，对于中国守备军而言，就是场灭顶之灾。他娘的！那我们可有应对之策？勾马部这些年在跟边郡打仗，世人都道陆广白不配位居四将，可他们不懂，陆广白的步兵对阵的是这世上最快的骑兵。 阿姨，我追不上他们，他们太快了。但边郡很好，这万里烽火台能够迅速传递战报。我们边郡就好比是只口袋，只要及时出兵卡住窄口，他们就不能进退自如。被截断的队伍落下来，再快的速度也只能成为无头苍蝇。这些年，启东以成倍的兵力驻守南边，却始终没有削弱勾马部。 就是因为追不上，这也是去都不肯放陆广白出兵的原因。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老爹选择了继续增加铁骑负重，把铁骑变成了能够移动的铁墙。阿爷，你要记住，攻是守之机，守是攻之策。这世上能以“进攻”两个字跟边杀十二部较量的军队，只有离北铁骑。 我无数次告诉过你爹，永远不要让离北铁骑成为真正的盾牌，那会让大周彻底失去长矛。如果有一天，你成为了将军，记住机与策的安排，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地方。一旦落入对方的快慢节奏里，就彻底失去了一切优势。 师父说的对，离北铁骑不能只做盾。阿木尔就像是诞生在大漠的秃鹫，盯死了大周这块肥肉。他因着离北铁骑的革新，而将汉射部变得更强。他太了解我们了，但无论如何，阿木尔都必须被击败。主子，猛回来了。 我去给他喂点食儿，不必了。看这样子，蒙已经猎饱了。猎隼，这才刚进离北境内。 边纱布的裂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事有蹊跷。古今，可有发现？主子，有战鼓声，在东边。东边，那是边伯营，也是巡查营。他们有直达东北两马道的支援马道。主子，边伯营往东是沙三营，那里常年储备着供给铁骑北上交战应急用的战马。王爷的前线兵马轮换就在那里。 拔营，我们走，撤！快，众将士拔营跟随侯爷。是。 头上冲点是将军。哎，真痛快！哎呀，前线打的太冷了，我已经有半个月没洗澡了。将军，拿帕子擦擦。哎，这两天呐，吃点好的。三日后咱们还要北上。他娘的，这仗已经打到咱们家门口了。哼！哎呀，原以为王爷带兵。 驱除汉蛇部就是轻而易举了，可怎么越打越难？边线已经退到杀一营的边缘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边伯营就得往后迁了。边伯营啊，是离北边线的重要补给地，是保证杀一、杀二、杀三营能够维持如常作战的根源。这三个营也在离北东南方做着边伯营的屏障，若咱们一旦后迁，狮子在东南方的布局可就全都作废了。 所以啊，咱们耗，也得耗住了。可咱耗不起啊！士兵、军将都是要吃饭的。二公子如今反了，爵西也不再给一北供应军粮，东北两马刀的储备也撑不了多久。啊，行了，去把水倒了吧。哎，将军，早饭用馒头和奶茶吧。奶是才从后边调运过来的好东西，放不了，得尽快喝。我叫伙夫用糙茶冲上厚厚的奶皮子。 你，将军，怎么了？嘘！昨晚的巡逻队回来了吗？还没有，他们从沙三营绕回来，起码得到陈十三科归营了。我怎么没有听见鹰巡的哨子声？回将军，这次带回来的鹰在交战地被边杀骑兵的猎隼抓得很，大夫正给他们看伤呢。他们虽不是海东青，但也是百里挑一。 养鹰的都爱惜孩子，所以今日就免了鹰巡。放我的赤去吧，现在正值战时，免了鹰巡就好比丢了一只眼睛。就算身处边伯营，也不能疏忽大意。可是已经在战场上游巡了半个月，将军没办法。 是，去吧。哦，还有，跟着我们下来的这匹战马也要换，备用马匹三日后要带往北边。郭伟、立在图达龙旗被汉舍部冲垮了防御，死了一批兄弟，好些马都陷在了沼泽地里。他已经发了三道军报催促，急需新马。一早就叫人准备了，但这匹马是最后一匹了。秋天没有到，咱们在大境内的新战马都没有下来。 嗯，到时候我跟他说一说，天热，让厨房熬些绿豆给兄弟们喝。铁骑疾驰，装备万不可中暑，耽误修理装备。王爷那里还披着烂甲呢。这声音，是下雨了？不对，出去瞧瞧。是。将军，是智的血。 他在与两只猎隼博弈，伤得好重。必须别伤心营了！快披甲应敌！这是辽营部的偷袭，勿要慌乱。是是众将士听令：六队去严守马厩，三队去严守粮仓。若以我为首的前锋阵亡，边伯营势必沦陷。见势危急，你们就不要再等，放开马厩，带着军将冲往东北两马道，去朝辉的柳阳三大营，快去！ 将 <laughs> 军，主江应随兵后撤，前锋会拖延时间，你快走吧。此次偷袭来头不小，我必须守在这里。你记着，如果咱们边坡营沦陷，粮食必收不足，记得放火烧干净，一粒米都不要留给边沙秃子。你带兄弟们回家去，离北大境还有世子坐镇。将军，是。此次边杀。 竟能绕开边国营前方的沙三营，不是他们抄了近道，就是前线崩溃，全军覆没，敌袭是的。将军，他们是从南边绕上来的。 是这土匪，上马追！他们带了重骑，挪动不便，绕过来不敢声张。没有钩马不的矮中马，这群人就跑不掉。将军，不好了！别杀兔子还去火把！将军，他们收了咱们。的将军，这可怎么办？咱们没了北上物资，战马没了，郭将军的常驻营也无法作战了呀！将军，别杀兔子，我干你亲娘！ 让六队带马先走，其余人随我一起保护军将。是。不好，马厩着了。呀，不能让他们上马厩。将军，去将战马放出来。 银将，快走！别打嘴！谁敢过来？将军的人头还要不要了？不用管我，你们到到了营，就招回被杀。走，走！你有本事，你走。

王爷呢？罗元俊，江是李北王来了，咱们必活不了。将此人火力，撤！撤！先问问你爷爷答不答应？ 挂着锁链，累死老子了！大老爷们叫唤什么？链子砍断便是了。被火烧一个时辰，王爷的，看清楚了，是你二公子。 金杀秃子的尸体清点怎么样了？还未点完。此次多亏二公子带人增援及时，混入营中的秃子已全部剿灭。那便好。主子，火势控制住了。我已将尸体全部检查，偷袭的的确是辽营部的人。来人不多，主要靠着投石机攻的。投石机是重器，带着上路就跑不快。古今，老虎，带着骑兵去追。是。我叫吴子瑜。 我的马还能跑，兄弟，骑我的吧。谢了，老虎，你跟着我，咱们一起追过去。好，撤，撤。陈阳，随我去看看马厩和粮仓。是。吴将军也一起吧。哎，这二公子要回李北的消息流传已久，到底想做什么？ 难道是要顶替世子的位置？二公子，吴将军，边伯营跟边县还有些距离，往东是沙三营作为屏障，用以保护你们。路上还有风哨和盘查，怎么人家都到了背后，你都不知道？巡逻队呢？昨晚出去的巡逻队没有回来。吴子瑜，你作为主将，昨晚的队伍没有回来，你也没有察觉不对吗？ 沙一营是交战地，边伯营是沙三营的物资补给处，这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前线作战。你心挺宽啊！我们是昨日才从沙一营交战地退下来的，本来也只负责统筹装备、粮食押运。边伯营原先的守备队伍已经替换到了沙一营，所以这里暂时没有主力队伍。边伯营又位处沙三营后方。 实在是没有料到啊！你们不是离北铁骑吗？呃，主子，尸体全部清点完了。嗯，去吧。要不要派队人跟着忙？边沙人偷袭带着投石机，他们既然能躲过沙三姨摸进来，就表明沙三姨已经沦陷了。老爹让押运队退到边伯营，很可能是不知道沙三姨已经被攻破了。 猛士往沙一营去送消息的，我们休息一夜，明日就去沙三营。是。若是如二公子所说，能无声无息端掉沙三营，很可能就是擅长猛攻的汉蛇部。二公子没有骑兵和物资，继续往东就是直面边沙秃子。眼下，还是等候柳阳三大营的支援比较稳妥。我现在就派人去传递消息，世子一定会派朝辉前来。你若是昨日就送了信。 那么赶在明日日落前还有机会。现在送行，朝晖赶到柳阳三大营起码要两个日夜。等他到了这里，边伯营也没有了。行了，你现在就命人将望楼挪去东南角，清点粮食和战马，让军将们优先修理砸坏的营地防御墙。二公子，且慢，你若是担心边沙士兵再来，就该把粮食和战马往东北两马道前。 重建边伯营根本来不及。你想，沙三营距离这里不过数十里，汉蛇部的马一日内就能赶到。真心话，啊，现在只能抛下边伯营，尽力减少物资损耗。你就没有半点想要追出去的念头吗？打不了啊，二公子，我都说了，我就是个押运队的，你不必跟着了。 你看，这只鱼总往我手上游，那有什么？我喂它们两天，它们也会亲近我。你还真别不服气，小动物都喜欢我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宋玉，主子醒了。嗯，那些土匪都已经放回乐山，雷惊蛰有什么动静吗？ 有动静也要晚几日才能传到咱们这里，况且侯爷安排周详，雷惊蛰回到洛山就是众矢之的，他光是解决这些就需要个把月吧。主子昨夜就睡了两个时辰，晚饭后还要去州府议事，趁着这会儿再休息休息也不碍事，回来再睡。费盛是不是还闲着？ 既然他想做事，那就给他个事情做。我这几日也寻思着这件事情。你已经晾了他月余，再晾下去，只怕他该心生不忿了。这人脑子转得快，知道策安不肯要他，就想留在磁州。他跟着师傅，想以此从我这里讨个差事做。眼下古今回了李北，探查这块确实确认。主子想让他查什么？ 两件事情，一是要他随时听记中国各州及淮州的茶米价格，磁州是居中你价，要想不吃亏，就得对这些地方的价格做到心中有数。好说，我们入磁州时，跟随出都的各路锦衣卫也陆续来了，这百余人做听记，人手足够。还有呢？二是我要他查清楚雷氏二人到底跟河州严氏有什么关系。 尤其是雷长明，我想知道这个人的生平详细。好，但雷长明不过是雷惊蛰立在外面的活靶子，主子怎么不查雷惊蛰，反倒要详查他？我适才回想起了雷长明死前的模样，觉得有些古怪。戴耳坠子这个风系在去都和八大城内的世家里最为盛行。雷长明作为洛山匪首，跟敦敦两州的州府官员都有来往。 甚至跟巨骨岩和如也打过交道，他该见过无数次男人戴耳坠子。他死前，却屡次把目光放在我的玉珠上。按世家中的说法，戴玉珠是给家里最宝贝的孩子润福，这本不稀奇。但若雷长明真如主子说的这般反应，实属……怎么吵起来了？主子。 我出去看看。你们怎么还不放我走啊？我要回洛山，我要我大哥！哎呀，你大哥有什么好的？不如你把我和乔月月当成哥哥，跟着我们公子吧。我们公子按月发糖，从来不克扣俸银呢。嗯，我不要银子，我就要我大哥。你这么念着你大哥，他想必很厉害喽。我大哥是洛山第一好汉，当然厉害了。哦，那还挺厉害的啊。哎。 你大哥叫雷惊蛰，对不对？他舅舅叫雷长明，我都知道的。哦哦，对，雷长明也厉害，可以倒提小人儿。但是我大哥比他更加厉害。倒提小人儿是什么招式啊？就是把小孩子倒着提起来。雷长明可爱干这种事情了。哦哦，我记起来了，耳坠子，又圆又白的耳坠子，他倒提的小孩子也戴过。你们。 无妨，让他们俩自己玩吧。是主子，那我先去找费胜。嗯。嗯，乔月月去哪儿都带着她的宝贝琴，难道是担心我偷偷拿去换糖吃？哦，糖？什么糖？哪里有糖啊？嗯，没糖了，没糖了，一颗都没了。哎，公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趟州府。哦，时候已经不早了。 那一会儿天黑了，我就提灯去周府门前等公子。不用，等会儿用过饭，你们就去爷爷的院子里，他要教你们几家二十四式。最迟亥时一刻，我就回来了。哼好。 哟，怎么这会儿回来了？不当值啊？主子让我回来的。啊，你今晚值夜，这些烟草你拿着。嘿，谢了。侯爷不在跟前，主子入睡就难，睡得也不好。后半夜若是听见动静，别让人进去打扰。理解。茶室天坑是个梦魇。谢了。 聪明人。对了，费老师，嗯，你闲了这么久，主子觉得你做禁卫可惜了。有两个任务，明早我让师傅把腰牌给你。可以啊，我盼着呢。哎，不过你给我透个口风，什么任务啊？听记，嗯，轻松事儿。另一个是什么呀？查雷氏二人，尤其是雷长民，要把他的生平都报给主子。 这事儿叫你去办，是大材小用。不过你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怎么样？ <laughs> 只要是主子的吩咐，没有不行的事情。我这边呢，还有个事情也想请你帮忙。你我兄弟嘛，客气了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请你派人出去做听记的时候，帮我查一个人的下落。谁？姚温玉。 整念一些。 计算尽何茫然，挽不住淤泥中生劫落难。 只怕同知在进入磁州以前，便早做了打算，要将这里收入囊中。同知，若真能让磁州重现往日之相，那这个州府，我让给他也无妨。周奎，是时候免掉州府二字了。王爷在想什么？是时候该让黎北饿起来了。铁骑急需一个新统帅。 一个与我和纪明截然不同的统帅，他得贪婪凶猛，让离北铁骑重归狼性。打不过就跑，狗日的怂货，拿命来！呀，哼，我操你祖宗！差点烧到你爷的屁股。狗日的，你休想逃！驾，蠢货，你接着追我呀！我操你祖宗！ 他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，消失了。我跟你从去都逃命的时候，一度跟眼线断了联系，直到前不久才恢复。当时姚文玉就已经消失了。去都是锦衣卫最熟悉的地界，我的人说消失了，多半就是死。不可能。三，分别数日，知你相思，特曾小红一抚慰。莫贪。